你冇嚟啲黃木出嚟，走兩講兩句先係嘛？戴翻頂帽，好。咁而家我戴緊頂主禮嘅帽啊，OK。好，今日睇先。好，今日講到嘅經文呢，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一至二十七節。 哥林多前書係教會，唔係係保羅寫俾哥林多教會嘅其中一封書信。喺第十二章裏邊呢，佢講到乜嘢係教會啦，乜嘢係屬靈嘅恩賜。而今日講到嘅信息呢，就係話俾佢聽屬靈恩賜同教會嘅關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一至廿七節。哥林多前書十二章。

今日講到嘅題目係恩次服侍與教會，我哋有請魏君華宣教授。誒，戴英展會早晨。誒， <coughs> 昨晚咧，阿黃牧師， <laughs> 誒，好，想要解釋是昨天晚上臨時，給黃牧師給我打打個電話，發個 WhatsApp 的短信，然後跟告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明天的讲？到时候改成普通话。然后我想，行吧。其实很奇怪的是，在香港这个说广东话的地方，是我第一次用普通话来讲到，感觉有点怪怪的。呃，若是你听惯了普通话、呃广东话的弟弟兄姊妹，你听不懂的话，你示意我。 马上给你用广东话来翻译一遍。啊， <laughs> 呃，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了。啊啊，还有一个事情是今天，因为我讲完到以后，我马上要回我的教会教主日学，所以呃，对不起，我们不能够跟大家一起等到那聚会结束，所以结束以讲到结束以后，我就马上要离开。 啊啊！开始讲到这之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因为你眷顾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听到你在一个啊弱智的、有残障的女儿、女孩子身上，你你的作为。 是这么奇奇妙，我们能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主。你不单单在他身上有奇妙的作为，其实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你都有奇妙的作为。为了主你的拯救，为了你的大爱，我们来感谢，也感谢主，因为你不单单眷顾我们肉身的需要，主你还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也靠你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求你。 告诉我们每一个安静在你面前，怀着谦卑的心，竖教的耳朵，聆听主你的道，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工作，把以下时间恭恭敬敬交托在你手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呃，记得几十年前在念小学的时候，有一。 篇的课文，到今天还是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课文是叫做“抵制肚子”，听懂了吗？抵制投子，抵制即搞不不合作，可以了啊！抵制投子，啊投子啊。 <laughs> 抵制肚子啊！那那个里面就说有一个人他在家里面有一天，他突然间感觉到肚子饿了，那么家里面刚好有有吃的，所以呢他就想要要吃东西，要要要填满自己肚子，但是他的身体就有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要抵制这个肚子。 就要跟他搞对抗，所以呢，那双双脚就决定，虽然食物就在那边，我就罢工，我不愿意跑到那个地方。然后那双手也说，我站在脚的那边，我不伸手去拿那些食物。所以这个这个人就很无奈，他。 肚子饿了，但是没办法去喂饱自己的肚子。啊，这个课文给我一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因为不单单这个故事很奇怪、很很有趣，也应该是不会发生的事情。更深刻的是，后来发现，原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要做成一个事情，其实需要各方面配合，你才能够做的做的完成。 后来，当我相信了耶稣基督，呃，在教会里面生活、参与侍奉，后来又到了神学院里面去读读神学，去在教会里面全时间去服侍，在教会里面这么多年的所见所闻，给我很深刻的去发现这个课文，那些情况常常发生。当然，所说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发现。 呃，我我们基督徒知道，教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比喻做一个身体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有的是做脚，有的是做手，有的是做头，做做眼睛，做耳朵，做不同的部分。但是若是在一个教会里面有一些肢体，就好像这个课文一样，搞对抗。 不合作、抵制这个身体，那这个可就会可乱了。因此，当我去去面对这个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就发现，那么我们每个身体啊，每个身体你上边的每一部分，我们都有自己的功用，就好像基督徒在从那神那里有不同的恩赐。那么到底？ 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在这个身体里面有什么关系？互相之间，我我们应该有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去去运作，使到这个身体能够运作的好，能够健康，能够正常呃正常的成长。啊，这个是今天啊这一段经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 那个内容，啊，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但是主要的是分成三部分跟大家去分享。第一部分是第二十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然后第第二部分是第一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一节，然后是十二节到二十七节这三部分。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第一节到第三节这一第一部分。 呃，我们需要去去回想这个问题是：我一个人怎么样成为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一部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明明跟跟王牧师不认识，为什么突然间能够跟他认识，或者是不单单是认识，还是这个教会里面的一部分，互相去？ 服侍，到底是发生一个什么事情？保罗在讲对哥林多教会去讲到那个恩赐的问题的时候，他首先第二在第二节提醒他们：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保罗在第二节的时候提到他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那当然就是指到他们还没信耶稣的时候。然后第三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诅咒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那这里讲到一个生命的改变。恩赐这个题目，只是能够跟基督徒讲，不能够跟不信耶稣的人讲。因此。 保罗在这里讲到的一个事情是，对基督徒讲恩赐的问题。好了，呃，然后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事情是，保罗特别在第三节提到，那么我是基督徒，那我怎么知道我真的是一个基督徒呢？因为当我们来看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了一句话，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 是可诅咒的，那那那个我们能够理解，但是后面一句话，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能说耶稣是主。这句话很难说吗？当你说耶稣是主这一句话很难说吗？祷告的时候不是都说主耶稣啊？你祷告的时候不是说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很难说吗？若不是很难说的时候，那到底我怎么知道这个这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是不是真的是得救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呃，我估计今天，呃，我不是说你们啊，在很普遍的在教会里面啊，有很多很混乱的事情发生。 若是教会没有很清楚去看顾好我们的那个门儿进来的人，他说是信耶稣，但是没有很清楚去帮助他，你到底是重生了没有？你到底得救了没有？然后一个人就说：“我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然后他就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 啊，一个这样的人进入了教会，若是他没有重生的时候，那么还有过了一段时间，我们都是这样的。特别是我们这这这样的一个人数比较少的教会，都需要很多人去出来侍奉。然后呢，教会的工作其实除了一些特殊的工作以外，其实很多人都都能够做的。你会会计，你就可以。 管教会的账，你会唱歌，你会弹琴，你会做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在教会里面担任不同的工作。那如果是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只是嘴巴说耶稣是主，然后进了教会里面，跟基督徒一起去侍奉，时间越过越越过越长，那你估计这个人，若是他还是没有信耶稣的话，会带来什么结果呢？ 会不会就发生很多的混乱的事情？会不会就就很多是将会不想看见的事情都发生？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coughs> 呃，在在过去这一年里面，我在在我的侍奉的地方，嗯，有一些人开始他们会回想到底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 有一个有一个女的，呃，她从小都去去教会了，因为她母亲是基督徒，从小都把她带到教会里面去。她最近在一次聚会里面她说：“我可能还没有得救，为什么呢？”她说：“我不，我不羡慕天堂，我不喜欢天堂，能不能进天堂无所谓。” 但是我怕下地狱，所以我信耶稣，因为信耶稣我肯定不不会下地狱，但是能不能进天堂无所谓。然后听完以后，就一个有一个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一个一个反省，就是到底我们今天传的福音是什么？呃，我我我想要说的是。 会不会有人这样的糊糊涂涂信了耶稣，是因为这个福音那个信息没传好，他没有理解好，因此这个信仰都出现问题了。呃，我最近跟跟一个国内的另外一个传道的同工去去通信，因为大家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是圣诞节，所以。 就互相祝贺，然后我问他那边的教会情况，他也问我在在我的地方那个侍奉，然后我就说这个地方很难，难的原因是因为，啊，根据我所听的、我所看见的那些福音都是掺着水的福音，听懂了啊？啊，就是就是你掺着水那个。 就是，就是那他就就变得稀了，懂了哦。呃，所以那些那些这样子信耶稣的人，就信的糊糊涂涂。然后在在教在信了耶稣之后啊，他们说是信耶稣之后，然后呢，教会都说，那你信了耶稣，你就要读经啦，你就要灵修啦，读圣经啦，你聚会啦，你要做这个，要侍奉啦。 所以他们怎么样去理解信仰？就是我说的信新耶稣，然后我就好像拜神的那些人一样，我有一些义务要去做，就是要读圣经，要去祷告，要去侍奉，要奉献，要做这个，要做那个。然后那我那个传道的同呃朋友，他说，其实我在我这个地方都一样，然后。 呃，感觉若是这样的话，那很有可能我们这个这个教会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呃，美国有一个神学院，有一年他们第一年级的新生、新的学生啊，第一天上课，那个院长给所有的同学一个任务，就是要他们给福音下定义，什么是福音？ 然后这这么好几十个同学里学生当中，后来他发现只有两三个学生能够正确的给福音下定义，其他的都错了。他们说什么是福音呢？啊，神在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和计划。后他说这个是福音。啊，有的说福音就是使人得到平安喜乐。 有的人说福音就是你能够进永生，不需要下地狱；然后有人说福音就是得生丰盛的生命等等。啊，有可能听完以后错了吗？好像没错的呀。新耶稣不是能有得到永生吗？不会下地狱吗？错在哪了？啊，这一切是新的耶稣你所。 你因为新耶稣得到的福分，这个不是福音。你是透过新耶稣得到的东西，但是那个后果不是福音本身。呃，有一次我跟一个大学生的聚会里面去讲福音，然后我跟他们说，福音的开头是什么？福音的开头是你。 要发现自己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那个是福音的开头。你若是发现我是一个罪人，但是是一个不错的罪人，挺好的。真的是有些，我我我对，在那个福音聚会里面有好几次，我都都讲到完了以后，跟那些大学生聊天。 就是大家一起分享，然后他们就说：“嗯，是我，我是罪人。”但是又说：“其实我感觉自己挺好的。”我听完以后我说：“你不感觉很矛盾吗？有一个很好的罪人吗？”所以这个是一个一个一个。 <coughs> 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很容易就就满足在对方说：“嗯，我承认我是罪人。”然后就完了。 其实这个一一个开始是我真发现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然后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要好像马丁路德去考虑一个问题：既然我是一个无药可救的罪人，这么肮脏的罪人，我怎么样能够站在这个圣洁的上帝面前？ 你唯有这样子考虑，你才发现这个福音是什么。你唯有这样，你才了解为什么上帝有这一个地狱，然后你才能够知道到底永生是什么。永生里面，天堂里面没有电影院，没有没有披萨饼，没有意大利面。 没有什么你喜欢吃的东西，没有什么你喜欢的那些乐器。然后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教会里面那个教会里面一个姐妹的儿子去，他那个时候是正要快要去外国去读读大学。然后我约他见面跟他传福音。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进天堂？”他说：“天堂挺好的。” 我说有什么好？然后说他都说不用死嘛。然后我说你永你永永永永远远的活着，在里面很闷的，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漂亮的衣服，没有你若是喜欢购物的话，也没有购物，也没有什么旅游，什么都没有。那你天天在那个地方是干啥呢？ 对啊，你若是这样的话，什么是天堂？若是永永远永远活着就是这样的，你更为什么要去天堂呢？那这个是，呃，第一方面是我们要去，去看清楚，恩赐是对教会讲，教会是每一个认耶稣为主的人组成，所以光。 在嘴巴里面说“我信耶稣是主”，那么到底我们的生活里面是证明我们所承认的吗？当我们祷告，上帝没有答应你的时候，你跟上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因为当我们说耶稣是主，那么我是谁呢？他是主，那我呢？ 我是就是仆人。若是他是主，我是仆人，到底谁服侍谁呢？就只能够是我服侍他。但是当我们回想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祷告，上帝没有答应我们，我们跟上帝说什么呢？你为什么不给我呢？ 到底是我服侍主，还是我要求这个主来服侍我？那这个是只第一方面，我们来看一个认耶稣是主的人是耶稣基督只教会的一部分。第二方面，我们来看第四节到十一节，那这里讲到恩赐的时候，有几方面是给我们。 呃，很重要的一些原则，需要我们去常常的去提醒自己。第十一节，这一切呃，这个一切是指到恩赐，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啊，教会里面常常有人说，哎，我没什么用的，所以呢，有什么事情呢，你不需要找我了，就感觉自己很谦卑啊，呃，没什么用啊，呃。 就是有什么事情你不用找我了。但是十一节告诉我们，神灵给每一个得救的人都有恩赐，所以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是没有恩赐的人。就好像上帝交给我们的这身体，没有一部分是多余的部分。啊，以前我们说医学说啊，我们那个。 满场，呃，就是烂尾啊，是没有用的，是多余的，你可以切除，没对你身体没没没有多大影响。最近医学发现，其实满场是有用的，是有它的用处。所以，上帝交给我们的身体没有一部分是多余的。同样的教会也一样，没有一个人是说我在丛林里面没得到恩赐，所以呢，我只能。 光坐着就行了，没有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也不是说那这样的话是，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一个所谓的侍奉岗位？这里不是指指到这方面，这个是指到是，你去，你去用你的恩赐去服侍，不一定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岗位，是你是什么部长，你是哪个哪个部门的负责人。 参与哪一部分呃部门的工作，不是只指到这方面，是指到你用上帝给你的恩赐，你去做服侍。呃， <coughs> 同样的也是，另外在教会里面也不会有一个，就是得到圣灵所赐所有的恩赐都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这个也是没有的。因此。 教会也不应该有一个人，这个工作他参与，那个工作他参与，好像每个部分、每个部门他都有他一份，就感觉没有他不行了。这个是不健康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去注意。这个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第五节。 职事也有分别，主缺失一位；第六节公用也有分别，神缺失一位了。这三节圣经在讲到很多恩赐很多，侍奉很多，公用很多，但是都是一个圣灵，一个主，一个神。这三节圣经是给我们看见是多而一，很多不同的恩赐，但是是恩赐的只有一同一个圣灵。 然后呢，你若是有了恩赐，接下来呢，你就有侍工，你就有服侍。好，因此不同的恩赐带来有不同的侍奉，不同的工作。但是，到底那些侍工、那些服侍对象是谁？有很多工作，为了是谁？ 圣经告诉我们，主确是一位，我们所侍奉的是同一个主。在这里，紧紧接着我们，是恩赐从来不是为了服侍自己的，恩赐不是用来高抬自己的，恩赐也不是用来追求满足，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主。 然后第六节， <coughs> 功用也有分别啊。这里讲到一个事情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以为某个人有恩赐，所以呢，因为他有恩赐，所以他做那个工作必定能够做得好，必定能够带来美好的结果，因为他有恩赐啊。第六节告诉我们，功用。 也有分别，但是这个功用，一个人用他的恩赐做服饰带出来的效果，为什么有的呢？是因为是这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做成一切事情的上帝的工作。啊，原来圣经告诉我们，给我我们有恩赐，但是能够做成工作的，不是因为我有恩赐。 不是因为我用功，不是我勤奋，是因为上帝在个人里面去工作去运行。这个是上帝透过我做成他的工作，所以，当我们在服侍当中，是透过恩赐，我们用的恩赐去服侍，有很很好的结果，很好的效果。 是应该跟谦卑在神面前说：“这个是你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是上帝的运行造成的的效果，不是我自己的。”嗯。那第七节最后一个原则是讲到生灵显在个人身上，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赐给赐我们恩赐？是要人得益处，谁得益处？ 是用恩赐那个人吗？我有恩赐，我去做服饰，然后我得益处。到底是谁得益处呢？呃，在哥林多前书的十四章第五节， <coughs> 保罗说：“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因为说方言的若不放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讲道的就比他强了。” 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得益处的是教会整体得益处。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是要他的教会得到得到照旧，得到益处，这个是他的心意。因此，再一次的来说，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是为教会得益处，不是为我自己得益处。 不是要表现自己我多多厉害，也不是为了去得到人家的称赞，但是这方面真好，就是我们一个喜学人性的一个软弱，就是若是你很用功，很很很花时间去预备，啊，好像今天这个带领赞美的姐妹，应该是第一次带带领赞美，是吧？ 啊，再见。第一次啊，若是接聚会完了以后，有人说：“哎，姐妹，你这首歌怎么样？怎么样？啊，你这样带法怎么样？怎么样？你这样这样怎样？怎样？”我估计你心里面不好受，对吧？是我不愿意得到人的称赞，其实我也不愿意受到别人的批评。 所以一受到批评的时候，心里面就受伤害了，然后呢，就就感觉，哎，我这样这样侍奉有什么用呢？就就就就一大堆，很灰心啊，很伤心啊，很，就是非常的失落的一个感觉。那这个是是值得我们去去思考，不单单是侍奉的人去思考，被侍奉的人同样的去思考。 被服侍，那么我应该用一个怎么样去态度去接受别人的服侍？那个是互相服侍。他，上帝给他的恩赐是带领四个，然后上帝给我的恩赐是欣赏他的付付出，鼓励他，而不是批评他这个那个。不是说你不可以给出一些意见。 但是，用一个别人容易接受的，啊，我们香港人可能生活太忙，什么都是在短时间之内说完我要说的话，所以呢，很很少时候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呃，好说就是我说实话，我不拐弯抹角。那不好的话呢，就是我们没有爱心。 最后一段是在十二节到二十七节的这段不会很长时时间去讲，但是我们去看见这里是保罗用一个身体来讲到教会。那教会有不同的部分，有有手有脚，但是呢，呃，有不同的是部分，但是组成的是一个身体。那这里要讲到什么呢？当教会去讲到。 要运用恩赐的时候，既然恩赐是要教就教会，那么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特质是什么？唯有我们理解教会的特质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正确去使用恩赐去做服饰。 在十二节到二十七节里面，我们发现一个事事情是保罗在讲到教会，的是一个整体，是耶稣基督身体。讲到的是教会要合一。如果教会不合一的话，你就是，哪管你你有多大的恩赐，其实这个教会也不会，一是一个很好的教会。因此，我们要在教会里面去运用恩赐。 很重要的是，先看我们教会是不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那当我们面对合一的时候，呃，我们头脑里面就会想，那怎么样能够合一啊？我们教会常常都会提到一个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合一？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感觉教会要合一，就是要大家有很多东西相同，才能够合一。 对教会有某有某一些地方是必须要一样，我们信仰是也必须要一样，所信的上帝一定是一样，所信的福音一定是一样，不能够不一样。但是接下来是其他的方面，是不是都必须是一样才能够合一？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他们。 怎么样去看待合一呢？他们要求是，n 次要一样。呃，在十五节，若角设若角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服身子。看见了？感觉我跟你不一样。然后呢，我自动退出。 所以我不属于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你不一样，你是手，我是脚，不一样，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身体。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这感觉必须是要一样，但是我们在来来看十三节的时候就发现。 我们不去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围炉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教会的合一是超越了种族，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也超越了你的社会那个地位，你的阶层，不管你是围炉的，是自自主的，都成了一个身体。所以这个福音是。 跨越了很多人不同的不同方面的不一样，但是能够成为耶稣基督身体。呃， <coughs> 呃，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去外国的时候，若是星期天你去旅游啊，有没有想过要去礼拜堂去去聚会啊？呃，我我去旅游的话。 星期天我都会去看有没有教会，然后呢，我发现一个事情，不管你跑到哪都有华人教会的。然后其实那些，呃，我记得我我我在外国读书的时候，就就参加了当地的一个华人教会，然后我发现里面的人其实已很多人都已经入籍了，然后他们就能够说当地的语言，但是他们都喜欢跟华人自己人在一起。 不愿意去当地的教会去参加聚会。呃，美国也有白白人的教会，黑人的教会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一些会不会让我们去发现一个事情？是其实我们都喜欢相同，不一样的时候呢，总会感觉有点隔阂。呃。 呃，我我我在内蒙古侍奉，有一次，我帮助一个一个一个蒙族的教会，啊，我我不会说蒙语，但是他们会会听普通话。呃，我带他们去有一个有一个培训，带他们查圣经，然后有一些汉族的信徒他想要参加，然后我就邀请他们一起。呃，这样过了几个星期，然后。 那个蒙族教会的人跟我说：“呃，汉族弟兄姊妹在的时候，我们不舒服，所以他们都很安静，有问题不问，有话不说，非常安静的听。然后他们说，在他们面前，我们感觉很自卑。我听完以后，心里面感觉挺难受的，因为福音不是应该超越了这些？” 都是弟兄姊妹，为什么有有这样的问题产生？其实这个是我们自己人生的问题，需要靠着神来克服、来胜过。呃，还有一个弟兄他在澳大利亚去读书的时候呃，澳大利亚就是澳洲，就欧洲， <laughs> 因因为大陆说是澳大利亚啊，嗯。 他参参加了一个华人教会，然后呢，他们这个教会呢，就是他第一次去的时候，嗯，然后聚会完了，跟他们一起吃午饭，然后他们都都去同一个餐厅吃饭，然后他都坐在一个一个一个同同一群人坐在同一个桌子，然后他们就聊天，他们就聊一些法律的事情，然后我的朋友就跟他们一起聊，然后呢，聊完以后。 李显就问他：“哎，你是在哪个律师行里面工作的？”然后我朋友说：“呃，我不是律师，我是会计，会计会计啊。”那他们听完以后就感觉很很没有趣，因为发现一个外行人居然能够搭嘴跟我们聊天，所以他们很很没。 感觉很没趣，然后呢，他参加这个教会久了，他发现，每当吃饭的时候，弟兄姊妹总知道自己去哪个桌子，因为他们都分了，你是什么职业的，在那个地方；你在什么职业，在那个地方都分好了，人每个人都知道怎么样对号入座，你是属于哪哪个群体的，这个是合一吗？ 社会阶层、职业、种族，这个来到我们香港，那么我们又会考虑哪一方面不一样，造成我们不能够合一？这个是第一。第二，呃，除了恩赐不一样的以外，还有第二个方面是圣经在圣经说有的。 说，啊，我不是用你，啊，我用不着你，眼不眼睛不能够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啊，为什么用不着呢？在二十二节都讲了，因为感觉那些人是软弱的，二十三节，那些人是不体面的。 二十三节下半节不均美的，就是嫌弃他们不好，所以感觉我用不着他们。那教会，我感觉，嗯， <clears throat> 若是有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伤上帝的心。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用不着你，就是他很软弱，没有不能够说这样的话，我用不着你。 我不需要你，因为你软弱，因为你不体面，因为你没我好，因为你配不上我。呃，嗯， <coughs> 然后呢，保罗用一个一个人的怎么去对待自己的身体呢？当我们发生发现我们身体有什么不好的地方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啊，我不是要要说要批评姐妹，只是因为。 姐妹比较爱漂亮嘛，啊， <laughs> 比如说啊，若是你的脸上面长了一个痘痘，你你你会做什么呢？你会说，哎呀，这个痘痘不好看，把这个脸切去，别要了，你会这样做的吗？你会说，哎，这么不不体面东西，我用不着你，你走开，你不会的，你会给它加上体面。 给他摸药，是吧？啊，然后呢？啊，这个男女都一样了，我们都都都都喜欢给人看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形象，是吧？啊，胖的人要穿什么衣服呢？什么颜色的衣服好啊？啊，黑色。瘦的人呢？你要穿 T 恤的时候，什么花纹的 T 恤好啊？ 横纹的那个 T 恤就好了，是吧？因为穿起来会会显得你比较健硕。那我们会为自己的身体去想，我怎么样去加上体面，怎么样去补它不好的地方。那么在教会也一样，你看见那个肢体不体面，第一个软弱。 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好像对待自己身体去对待他们？只有一个原因，我没把他们看作是我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啊，值得我们来到神面前去求神怜悯，是帮助我们能够。 去这样子去看，就是他软弱、不体面、很麻烦，总是没事找事，总是做事情的。就是我自己做的很很快就能搞定了，他做的话，非常麻烦。把他看作是我身体里面的一部分，这样的去包容他、扶持他、帮助他，不能够因为这样说，哎，我用不着你，你别做了。 那么这个合一，那么也还要说的是，那不是我们凭着自己努力去去能够做出来的。在以父所述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保罗告诉我们，教会的合一是从圣灵来的。教会不是来来创造一个合一，教会是要要需要做的是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怎么样去保守呢？ 爱，用爱来保守教会的合一，因为爱是不计较别人的恶，因为爱是包容，因为爱是没有止境，所以唯有爱才能够使到教会能够合一，同时后在。 保罗讲到教会去使用恩赐的时候，来到十三章，保罗保罗突然间插了一个插段，就讲到爱，为什么？因为我若是有有各种各样的恩赐，但是若没有爱的话，我是 nothing，我是无用。 若是我有恩赐，我能够做很多事情，但是我没有爱的话，我的价值是零。若是我用恩赐做出很多的果效，有很多的成果，但是没有爱的话，仍然对我没有益处。所以，在这里要提到的是，教会需要用爱来保守。 圣灵所赐的合一，也需要用爱来运用我的恩赐来去做服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旨意是要在教会里面，要弟兄姊妹互相服侍，使得教会的建立，使得教会能够成长。这个是《以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六节说到的。这个是上帝旨意。 这个是上帝对教会的旨意，因此我们不能够单单满足在我有恩赐，而是需要去在教会爱的合一基础之上，用爱去服侍，直到教会成长，教会得到造就，得到建立，这个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来到结论，来到。 应用的时候，嗯，香港是一个一个一个讲求讲求施工的一个时代，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施工，有很多很多计划，但是到底我们做的那些施工、那些计划所做的这么多的事情，我们。 要要什么？要求的是什么？你是要求的是施工得到没没满的一个结果，去完成了这个工作，还是要教会得到教就？若是你说我要教会得教就的，那免不了你必须要碰到人的生命。当你碰要接要。 碰到人的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人很麻烦，非常麻烦。呃，我我自己做传道的，我可以，我可以很坦白说，我是非常怕人，因为人真的很麻烦，非常麻烦。那你要去服侍的时候，你你发现人很麻烦，你去做服侍，然后呢，人不一定去接受你。 你去爱别人，别人不一定会接受你你的爱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就就就发现，哎，我要碰人的时候，你你不但要要付出，然后你的付出不一定得到人的接接纳，然后呢，你做人的工作不是一天两天你可以看见果效的。所以。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人的爱心会慢慢的冷淡，所以教会就面对一个问题：是我去做人的工作，怎么样能够在不好的情况下面，没有一个理想的效果当中，我不让教会的爱心冷淡？这个是一个很难的一个问题，一个一个事情是教会要碰，要要常常面对一个挑战。若是没有爱的话，何以不能够维持？ 你那个侍奉，你那个恩赐，你用不好，不会达到那个理想的效果。所以，值得我们去去来到神面前去省察的是，神我今天的爱是怎么样？然后，这个教会，我们母母爱堂，在神面前，若是。 爱心冷淡，来到神面前，神求你的爱火再一次来燃烧我，直到这个教会能够再一次的融洽的在一起，合一在神的里面，大家去服侍。这个是神的生意、心意。当神的心意满足，神就在他的教会得到。 原主支付给他的。